时间十一点十一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央课节目，我是思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苏明俊齿颚矫正专科诊所的院长苏明俊医师。医师早安！哎，思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要请医生来回答听众朋友几个常见的疑惑了。哎，我觉得现在因为呃。 我哎，好像小时候比较没那么明显，可能小时候经济比较没那么好。 <laughs> 长大之后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比如说看了明星，看了小 S，然后呃，看了一些这个。 呃，明星他们戴了牙套，然后戴完牙套之后呢，好像瞬间脸型就变尖又变小，整个人震翻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那我是不是应该呃蠢蠢欲动，也应该要来试试戴牙套？可不可以请医生跟我们聊一下齿颚矫正这件事情，真的有可能可以改变你的脸型吗？我们顾名思义哈，叫齿颚矫正，齿就是牙齿嘛，嗯，颚就是。 上下颚的颚骨是。那既然说是齿颚矫正，就表示齿颚矫正可以改变牙齿跟颚骨的结构。嗯， <laughs> 啊，因为嘴唇跟肌肉外形是软的。嗯。那它受到牙齿跟颚骨这个比较硬的东西来支撑。嗯。所以我们去改变。 上下颚跟牙齿的位置，自然就可以改变脸型，这是确实的。嗯，那尤其现在的科技非常进步，即使是成年人，嗯，我们都可以借由正颚手术配合齿颚矫正，嗯，来改变。所以以现在的科技，嗯，大概十个九个你需要什么脸型，我们都可以做出来。哎，可是这很有趣哦，就是。 呃，当然，我觉得医生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我还是要问一下，每个人做完齿二矫正之后，那哎，面容变变变美了，是不是？这一点，几乎都是变漂亮。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十二矫正是要改变。那以现在的科技，嗯，矫正，那配合正颌手术是可以改变所有的脸型。是。那这是对成年人，嗯，但是对小孩子，我们可以不需要去做正颌手术，嗯。 我们可以有成长，可以利用。譬如说，有些人下巴比较短，嗯，啊，那我们本来是八边明，本来是上颚比较突出，那下巴短，我们可以利用做盆栽的原理，嗯，就像做盆景，嗯，你那个小的时候，它树枝要往哪里长，嗯，下巴比较比较小的，我们可以让它长前面，嗯，还可以往下长，嗯，那八边明就可以变成比较。 长脸型的瓜子脸，嗯嗯，这在小孩子是绝对 OK 的，嗯嗯。那成人没有生长可以利用，但是还是可以正颌手术，嗯。我们在做正颌手术配合的话，现在技术也非常好。等一下，你讲的是手术啊？手术？手术配合矫正，这个叫正颌手术啊？对啊，所以那个。 哦，安妮听开了，我样。那那我我以为只要戴牙套就好了。不是，我说戴牙套是比较轻微的，因为小孩子你可以做很大的改变，只要戴牙套。但是大人的话，或许呃必要的时候得要搭配正颌手术来改变你的，比如说后道或者是严重的龅牙等等，对不对？但但当然比较轻微的，你也可以像明星一样是戴牙牙套来矫正那个呃龅牙或者是下颚后倾的情形，这个可能就不一定要动到手术了。 对啊，当然，当然，当然，吓死我了！我想说，每个都要动刀见血还得了？没有没有，我说极端的病例啊， <laughs> 极端。那我刚要强调就是说，全部都 OK。嗯嗯。那没有必要每一个都动手术。嗯。大概我们的成病成人病人里面，大概大概百分之十五病人大概需要，因为病人的要求如果很高的话，嗯，那通常经过牙齿的矫正。 嘴型都会变，嗯，当然都要变得比较漂亮。 <laughs> 好啊，可是医生呢？因为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演变，呃，我我小时候国小看人家戴牙套，那个一张开嘴巴是个大钢牙，到现在夯不啷当有三十年了。医生现在戴牙套还是得要这么一戴戴个二两年、三年、五年这么长的时间吗？还现在的科技已经有所改变了。当然，科技一直在改变，以前。 三十年前，我刚开始从事矫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矫正线只有 stainless steel，嗯，就不锈钢线，嗯，那现在太多太多的金属线，嗯，可以做很多快速，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痛，嗯，而且速度也比较快，嗯，但是还是要看脸型，有些人一年多就好了，有些人两年好，有些人三年好，就看。 它到底严重的程度怎么样？所以这还是需要专业判断，跟每个 case 不一样。听起来还是以年作为一个单位，对不对？当然，技技术有进步了。如果要改变有进步，我刚刚在讲要改变脸型，嗯，那如果只是牙齿的稍微调整，那几个用几个月来计算也 OK。嗯，那刚刚思维一直提到。 要改变脸型，脸要变尖，嘴巴要变漂亮，嗯，嘴型要好看，嗯，啊，我要想请教医生的是哦，呃，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的脸型不够完美，或者是觉得呃自己的鼻子太塌，如果是呃你同时也兼具有齿颚矫正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的龅牙或厚道，或许先做完了齿颚矫正之后。 呃，会比你直接去做正颚手术来的好很多，因为呃，你做你去做，呃，你去做正颌手术，很多人是去隆鼻嘛，或者是说呃，削骨现在还有吗？ <laughs> 隆鼻或削骨，对不对？但是呢，呃，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如果有时候做完正颚手术，至少当你的下颚端正的时候，搞不好可以看得出来需要改变的空间还有多少，或者有可能是不需要去改变了。这个思维讲的非常好。 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哈，一定先做矫正。嗯，那矫正的评估，矫正的意思至少我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会把脸嘴型是最重要。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台湾隆鼻大概五十年前就发展了。嗯，那那时候还没有好想去隆哦， <laughs> 那时候还没有矫正 <laughs> 啊。那结果有些龅牙的病人，嗯，先去隆鼻了，嗯，那鼻子为了配合那个龅牙，就做的很大。 哎，因为这样比例上面看起来比较对嘛？对啊，结果他又因为矫正后来才发展起来，是三十年前又来教要求要矫正，嗯，那矫正医师就很痛苦了，把他牙齿调到都不龅牙，他的鼻子就变太大了，嗯，那太大的鼻子又要去再做一次，嗯，所以一定是以矫正牙齿先排列好，以他的角度来做。 其他的整形配合，嗯，这样子有一个基准，嗯，哎，可是我很怕人家说哈，主持人你太美了，你一直都在问说 <laughs> 要美容要整形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为什么也要呃来问医生这个问题，是因为与其。 刚好你又想要整形，然后如果你又想要兼顾你的牙齿齿颚的健康的话，其实矫正会是第一个先入手的部分，是因为它除了美观之外，包含你的咬合，甚至你的发音，你说话的方式都会跟你的齿颚的排列有关系耶，对不对？对，主持人讲的又真的是很很内行。 <laughs> 第一个哈， <laughs> 那个矫正不是只有顾虑到。 美观，嗯，美观当然是一个很现代人非常重视，但是它对于健康，嗯，对牙周病的避免，嗯，对于关节、齿颚关节的。 健康，嗯，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嗯，因为很多牙齿如果非常乱的话，嗯，你再怎么刷牙都刷不干净。有时候我最近看日剧啊，有几个男主角啊，真的远看很帅，可当他近看的时候，你发现他笑几乎不露齿，不太露齿。仔细一看，其实他的牙齿是有一点点乱的。那个有一点点乱。 不到整口很乱，但是就是属于呃，比如说虎牙，虎牙很漂亮哦，但虎牙会贴住了旁边的那一颗牙齿，甚至是可能下排牙齿没有露出来的地方，它会稍微有点东倒西歪，然后去盖住了。对我每次看这个时候都会有点职业病，想说，哎，这怎么清洁？ <laughs> 对 <laughs> 他没有办法清洁，他所以那在那个临接面的时候，嗯，就会所谓临接面重叠的地方，嗯，就会蛀牙，嗯，那那个地方蛀牙非常难补。 那个也很难用牙线，对不对？对，非常用难难用牙线，那个地方会累积脏的东西，嗯，所以一定会牙周病，这是百分之百的，嗯，那一定会蛀牙。那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撸破撸瓦康”，就是像这种牙齿，嗯，因为它重叠住，然后它喝水会酸，喝冰水会酸，嗯，那如果没有把它拉开来，在做补牙的动作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破坏周边比较大范围的。 健康的牙齿，嗯，所以这个叫做撸波撸朵康哦。那那牙齿补过了，破坏很多健康的牙齿之后，它在一定会在蛀牙，嗯，因为口腔里面的酸性的东西一定会在补的东西跟牙齿之间一定会有裂缝，嗯，又会再蛀，嗯，所以为什么叫撸波撸朵康？嗯，所以像这种病人。 我们在补牙的医师也会建议他先矫正，所以呃，牙齿当然一颗一颗整齐的排列好是最 OK 的。但是如果说呃，有一些人是有，比如说虎牙去叠住后面的牙齿，甚至是下颚或上颚有一些凌乱的地方，这其实最好是可以把它拉正是最好的。对对，不只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清洁的必要性。可能那牙菌斑都有可能会残留在沟沟里面，对不对？ 一定的，一定会，一定会，不是有可能， <laughs> 百分之百会。疑 <laughs> 心跨上贼啊啦， <laughs> 对对对。好，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疑惑，就是说，哎，那疑心我现在已经这个该得要探紧啊了哈，也没有像以前就是小时候家境那么的困苦，那我也想要来做这个齿颚矫正，可是呢，大家的牙齿里面搞不好都难以避免会有几颗固定式的假牙，哎哎，这怎么办？ 这个在台湾是非常多的，对。那通常甚至还有人有牙桥嘛，对不对？对，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哈，先经过全口牙齿的 X 光照射，嗯。那我们会做牙模，嗯，去看他目前的咬合，嗯。那像这种有假牙的，它的咬合一定不好，嗯。所以我们会建议大部分呢，可能都要重整，嗯。 怎么重整啊？就是可能假牙要拆开，嗯，然后把它排列好，嗯，那就大家从这一点再推想，嗯，那现在如果要做假牙，嗯，或是你已经缺了牙，嗯，要在做假牙之前，千万一定要矫正的评估，嗯，因为矫正先评估，有些这个牙齿不需要再做的，嗯，因为既然要矫正，可能病人有牙齿很乱，嗯，那那个空隙你要做假牙的空隙，正好可以用来。 排列牙齿，嗯，那个假牙可能不需要做了，嗯，而且会更漂亮。嗯，那如果那个时候先做了假牙，有可能是白做的，而且。 你那个外表的改变希望就没有了，嗯，所以要做假牙之前，一定要有矫正的评估，要咬合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刚好是因为呃蛀牙或牙周病等问题，你得必须要做呃假牙，甚至是植牙之前，其实你可以先请也不也不差多看这一趟医生呐，哈，多请齿颚矫正科的医师帮你看，搞不好其实你有潜在性的呃龅牙或厚道，或者是说造成你脸型或咬。 咬合一直都不 OK 的原因之一，那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做矫正。也许可能看完了之后是不需要，对不对？但是至少可以知道说，哦，你这一颗永久性的植牙植下去了，然后是在一个正确对的位置。我觉得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嘿，一颗都贵松松呢，有时候一颗差不多接近国产汽车了嘛，是不是？ <laughs> 好几颗啦，好几颗才是国产汽车啦。 <laughs> 对，所以所以这是就说。 大家要有那个整体的概念，你也可以请你的医师先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先矫正啊，有没有矫正的需求啊？那我们大概可以百分之五十、六十以上的病人，都可以先经由矫正，嗯，然后再做其他科的植牙。我们经常讲哈，矫正就是一个建筑师，就把整体大的架构做好之后，嗯，那每一颗在。 再去装潢，再去构建，那会更健康。所以你的房子，你的牙齿也需要督根。对对 <laughs> 对。哦，鼻翼都非常。你要先重新把那个盖那个什么梁啊，全部都弄正弄直了之后，然后再去翻修。那个翻修就是，比如说你要呃做牙齿美白啦，然后你要做这个假牙啦、植牙啦都可以。但是你要先把那个梁全部都弄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因为台湾的矫正是。 矫正通常都是经济环境、教育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才发展出来哦，是哦，一定是这样子。那台湾以前经济比较不好，嗯，所以就急救章。嗯，那通常做的假牙就是牙齿已经掉了很久，然后那个牙齿整个都歪的，上面牙齿掉，那为那时候还没有矫正治疗，所以就急救章迁就当时的嗯的状况，嗯，那通常不会很健康，嗯，啊，所以就像。 主持人讲的，先多跟一下再做， <laughs> OK。有些 case 是必要的。呃，就是说现在时代的进步跟改变，要请大家在做任何必要性的牙科手术之前，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心里面。其实也不单 不多差去咨询一个医生，但是不只是为了美观哦，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大概啊，美丑自行负责哈。 <laughs> 但是健康，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毕竟有一个健康的牙口，对于你在进食上面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嘛。哈，以前很多老人家牙齿不健康，他吃东西都懒呢。 对，因为一一咬一咬就痛啊，酸啊，冰啊，冷啊，不舒服嘛，对不对？好，那要请教一下医生，就是说，呃，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人的呃状况哦，是说，呃，他现在也正是处在于有牙周病的治疗，牙周病的治疗也是台湾牙科的隐形杀手哎，有牙周病的患者不在少数，对不对？那牙周病是不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治好牙周病，才有可能可以来做齿颚矫正呢？ 对，通常我我我们刚刚提过哈，十二矫正的发展是经济好了以后才发展的，所以台湾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拔牙？嗯，就是因为都小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先把牙齿排好，嗯，那就蛀牙、牙周病就一直过来了哈。嗯，那所谓的牙周病治疗其实有分好几个阶段，大家很笼统的就说牙周病治疗。嗯，那通常初级的牙周病就是。 先把牙龈上面的牙结石、牙垢拿掉。嗯，那等到牙龈消肿了以后，嗯，再做底下牙龈底下的牙结石再清掉。嗯，那清掉之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做矫正的排列治疗，嗯，还是会再犯。嗯，所以当初步的牙周病治疗好之后，矫正就去排列。嗯，那可能排列好了之后，嗯，还会再有，所以这个是。 交叉在做的，不是说全部处理好了，或是是这个矫正的医师会会建议。嗯，第一个先把初步，那我们刚刚讲到重叠那个地方，有时候你没有把它先矫正拉开，嗯，你再怎么做牙周病都不会彻底。嗯，所以通常牙周病初次治疗、第二次治疗治疗好之后，会要求我们矫正科医师再帮他做做之后再做更。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藏污纳垢啦，哈，你你至少要先，你基本的上面你先清一清嘛，然后看到哪一些的那个死角的地方，你都看清楚了之后，把它拉开，拉开来之后再清一下，才能够完全的治疗好的。对对，所以我们现在都会，都会一定会配套给病人完整的整体要怎么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嗯，那。 一定会做很完整的规划。嗯，那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这几个科其实是为了教学方便。嗯，然后医生也是，一天就只有二十四小时。嗯，那你一定要有每个科都很专精的。嗯，然后大家会配合，所以现在是一个团队。 而不是说一个医生全部都可以把每一个都做好。现在戴牙套还会很麻烦吗？ <laughs> 听说有一些食物吃起来的时候会让人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像什么金针菇 <laughs> 会卡在牙缝里面。对，现在现在还是现现在还是吃东西要特别注意。现在矫正器有好几种了啊，现在比较最近发展出来叫做数数位的隐形矫正器嗯哼，看不到吗？看不到。 但是这种是在牙齿内部的，是不是？不是，是整个我们在电脑模拟，它它会，那那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看起来病人接触到很简单，但是医生要花很多时间先去设计，嗯，在电脑上设计这个牙齿怎么排，然后有那个牙模，嗯，整个套上去的，嗯，然后它是慢慢的移动，嗯，那这一种是。 不会看到透那个矫正器，因为他戴的是整副的牙膜。对对，然后自己换，每天每天自己在家里戴。嗯，一一天戴个二十二小时，二十二十小时。那睡觉也要戴。拿拿下睡觉当然要戴。嗯，那这种 case 现在也在越来越进步。但我们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病例可以用这种做，也就是说五十个病人有二十五个，一百个病人有五十个。 只要病人愿意做这种都可以。那吃东西的时候也必须要把它拿下来吗？吃东西要带着，因为吃东西它咬着，它会受力嘛。这个就是整个带着，然后它牙齿移动是我们在设计，医生要设计，然后跟技术员做合作，把那些东西做出来。好酷啊！这是新的，就不像以前带的一口钢钢圈这样子。对，但是这个还是有有几个有几个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 不是每个病例都可以这么做，很厉害的 case 可能没有办法这样达成。嗯，那目前百分之五十的都 OK。嗯，但是目前这样的费用是比较高一点。嗯，因为它是新的技术嘛，就是说至少让你呃外观笑起来的时候，对别人看不出来，说啊你戴牙套，然后就开始说啊你为什么要去戴牙套？有时候不喜欢这种隐私的事情被人家一直问，对不对？对，所以现在这这一类病例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应社会的需求。 大众的需求，医生都要不断的再去学习，再去进修。但是，呃，传统的那种钢丝、钢圈的还是是有的，但是它的材质也都在与日俱新的。对，那个也有透明的，那个也有透明的。哦，啊，那个透明的，就是国外还有流行那种。 五彩缤纷，像果冻颜色般的牙呃牙套，然后它是一种，有人会觉得它是一种流行啦哈，但是呃，其实还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聊到齿颚矫正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前提还是是以健康作为一个前提，因为有良好的呃齿颚的话。 不光是你的笑容迷人，讲话也会清楚。最重要的是你的咬合，你在咀嚼食物的时候都不会呃，因为长久的咬合不正而造成伤害。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绵阳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苏明俊齿二矫正专科诊所的院长苏明俊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齿二矫正的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呃听众朋友呢任何有关于呃比如说。 厚道啦，或者是龅牙啦，或者是咬合不正，还有蛮多听众朋友是打电话进来，说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会一直咬破旁边的脆胚吧？是不是？就 <laughs> 那当然当然是那一侧的哈。啊，各式各样有关于齿颚矫正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苏明俊医师，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现在接陈小姐，你好，苏医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那个牙齿哦。 就是那个上面上排的最后面那个臼齿啊，蛀掉。嗯，那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拔掉？哎，然后因为我怕拔掉那个整个齿颚会受到影响，我想询问一下医师。嗯，谢谢。OK，那拔牙是最后的下下策啦。嗯，啊，所以一定要有它的适应症，譬如说非拔不可，或是一点都没有用处了。嗯，所以这个还是要医生来评估。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对咬有没有牙齿。嗯，如果这个牙齿。 还有对咬，你拔掉之后，如果没有马上做假牙或植牙，嗯，下排的牙齿一定会往上长，嗯，然后会会咬到肉，嗯，那或是压缩你以后要做假牙的，所以这一颗牙齿不管任何要医师评估，嗯，然后看能不能救。第一个，如果能够救，现在有根管治疗啊，嗯，就把它救起来，然后根管治疗还可以打骨钉啊，打骨钉以后你就可以不需要做植牙，不需要去。 做最后的一个一一个破坏性的那个，所以我们第一个你要自自己看一下也可以有没有用这一颗对，就是有没有咬到牙齿。我觉得智齿有在拔，但臼齿好像比较少哎，对不对？对，通常一定能够留下来就留下来，就是看有没有对咬。嗯嗯。那如果有时候即使没有对咬，假设这一颗牙齿你用着以后可以，有些人有有些老人家。 到最后全部都没有牙齿，要做全口假牙都会掉嘛。嗯，所以如果能够考虑说以后假牙可以支撑，嗯，所以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其他牙齿的状况，所以这个应该是要让医生看一下，然后帮你做最。 呃，适当的建议。嗯，呃，其实牙科医师也可以多看几个，咨询一下。对，大家现在都必须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我可以去做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的咨询，都是 OK 的哈。所以，因为这个就齿绝对是很重要的，建议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对，好，呃，许小姐你好，许小姐你好，苏医师好，请说，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牙龈萎缩，嗯，然后又有敏感性牙齿，然后最主要是。 我牙龈无力，嗯，那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处理？嗯，那第二个问题呢？牙套有隐形的，它有台湾的跟美国，它的优缺点在哪里？OK，好。OK，第一个问题哈，嗯，就是牙龈萎缩，这牙龈萎缩有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说本身齿槽骨，我们叫做英文叫新 h i biotype type，就是它的齿槽骨本来就很薄，本来就很薄。 啊，这是天生的，对对，天生的，就是你你的结构本来就很薄，那只要稍微不适当的刷牙，嗯，就会把那个牙龈让它萎缩。那如果是齿槽骨很厚的，比较不会破坏。那个又又，如果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太健康了，嗯嗯，有有些人就说，我我一辈子都很健康，但那种那种人也很痛苦，因为到最后他不注重口腔卫生。 牙周病一起来是全部都破坏掉。OK，那回归到你这个问题，你的牙龈已经萎缩，牙龈萎缩一定会酸。嗯，因为我们牙根会暴露出来。嗯，那牙根暴露出来，牙根那个地方就很敏感。嗯，就就会酸，或是你刷牙那个地方已经刷到一个洞，那个珐琅质刷掉，第二层就是牙本质，牙本质就开始有神经的受体，它会感受到能。 那个温差，那这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因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牙龈长回来或变厚吗？目前没有办法牙龈长回来。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牙龈在那个地方是受到骨头支撑嘛，有骨头才会有牙龈。嗯，那如果牙龈萎缩，其实是骨头在萎缩。嗯，那骨头萎缩的话，这个牙龈通常要在升上来很困难。嗯，好，那。 这个暴露出来地方，如果很轻微，当然就是像牙膏广告有一些是会 cover，就是会造成那个地方抗抗过敏性牙酸对膏。那如果那个还不能处理的话，那有些就必须要贴片啊，或是牙套把它整个套起来。啊，所以要看那个程度，哦，那所以医生会跟你判断，如果。 你这个是一个很薄的齿槽骨，那医生叫你要去好好的学习怎么刷牙，嗯，然后看过敏性牙膏有用的话，嗯，你就先用那个处理，但是刷牙的形态一定要改过来。好，那第二个问题，你刚刚讲到台湾的牙套，第二个现在就是说，当然是美国的牙套，并不是它牙套本身，牙套本身当然也是个商业机密。他们现在美国的牙套就是说。 那个牙套是非常延展性很大，但是包容性也很大。那齿槽骨受力的范围就会，那个牙齿受力包覆性很好的话，矫正才有力量嘛。嗯嗯。但是如果太硬的，你包容性很好，但是太硬，你要拿上来就很痛。嗯。他要强调它是很软。嗯。那确实，我们在使用上，这是美国它的。 公司投入非常多，在股市上市，他们现在是几乎是最看好、最被看好，所以他们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台湾在激起直追了。嗯，我们不能讲我们台湾不好。嗯，但是台湾现在就是说，当然在激起直追的时候，还是有进步的空间。OK，大概这样讲。好，呃，张小姐你好，张小姐。啊，我医生你好。是。我我有两个问题要问。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吃了氟酸镁，吃了一年，两年以后可不可以拔牙？嗯，因为还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牙牙根啊，都在牙床上面，它就这么断掉了，那个牙齿上面的牙齿就通通断掉了，可是里面的牙根呢还在那个牙牙牙牙齿里面牙床里面，像这样子的可不可以？ 做假牙好，OK，谢谢你，谢谢张小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哈，你服用胡适美这个，你要做任何处理的话，一定要请最好是请口腔外科的医师哈，不要不要一般就不太熟悉，因为口腔外科医师他们在这一方面会呃认识的比较多。胡善美服用者哈，如果没有告诉医生的话，拔牙他是会骨头坏死，嗯，那骨头坏死之后。 就没有办法愈合，没有办法成长骨头，所以这个会造成继续性的感染，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一种后遗症。所以是找大医院的齿对外科的医师，口腔外科，口腔外科的医师。那口腔外科医师一定会跟你的内科医师做讨论配合。嗯，那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检测来决定你这个时候要不要去做。嗯，那如果暂时不能拔牙的时候，旁边有感染啊，那医师口腔外科医师也会帮你。 把这个感染控制下来，譬如说你需要根管治疗，就先根管治疗，把把根管内的细菌拿掉，需要要做病治的，那先处理好了之后，嗯，内科医师跟口腔外科医师讨论结果说，哎，你的血液浓度已经降低到不影响，那这样再拔牙会比较适当。嗯，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做拔牙的动作。OK，骨头坏死是非常严重的。好，那另外一个你说牙根。 牙齿断掉了，但是牙根还在牙床里面。 <laughs> 通常这个牙根哦，如果能够利用的话，也不要轻易的拔掉。嗯，如果牙根断掉，牙根也很重要。 <laughs> 因为牙根一拿掉，一拔牙哦，大家我刚刚有提到，台湾以前拔牙拔太多了哈，拔牙拔太多，一拔牙以后，它的齿槽骨很快就萎缩。嗯，所谓萎缩哈，不只是高低的萎缩，它左右都萎缩。嗯，所以我们看到，那你将来要做假牙，一定要有骨头嘛。 所以牙根保持着、保留着，那么骨头就不会萎缩。嗯，那可以在牙根上面再套一个牙套。如果完全不能套，至少把那个 cover 住整个外根 cover 住，cover 住它的骨头保持健康的。那你以后要做全口假牙或是部分假牙，或是要万一真的不行，十年后再做植牙，至少那个骨头还宽度还在。嗯，那牙根的拔牙是。 要我们有根管科的专科医师，或者根管科专门的，他们可以救一下。嗯，一般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去评估，好好去珍惜哈。每一颗牙齿都是非常珍贵的。了解哈，我们还有一位刘小姐，我们先听一下她的问题。刘小姐你好，哎，两位好，是你好，微好，医师哈，两个问题，一老一少。我自己六十五岁，只有二十六颗牙，我厚道。 那最近是有时候会咬到牙根，我就不知道，不舌根，我就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做矫正。那第二个问题是我孙女九岁，那家里并没有说齿龈露出来，可是她的上牙你会看到齿龈，而且她有稍微的厚道。这样子大概几岁的时候，她可以需要做一个怎么样的矫正嘛？嗯，好，谢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的时候再回答刘小姐的问题。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苏明俊齿二矫正专科诊所的苏明俊院长。哎，我很多朋友啊，结婚之前都说要去看苏明俊医师。 <laughs> 哎呦，我的那个后道啊，我的双下巴有没有得救？我心想说也太临时了吧，都要结婚了才要去。但是呢，这代表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很希望自己有一个呃。 非常漂亮的一个呃下巴或者是脸型啦哈，齿颚矫正当然可以带来这样的效果，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还是健康的因素，在这要提醒大家。那刚刚刘小姐打电话进来问了，她说呢，呃，她自己只有二十六颗牙，然后有一点点厚道，最近常常会去咬到舌根，这有需要做矫正吗？刘小姐你好，六十五岁，如果以现在人的那个应该。 还算很年轻了啊，年轻现在都可以活到八十几耶。对，那要做矫正，不能是不是能够做？主要看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牙周病，嗯，齿槽骨的高度，嗯，我们也看过六十五岁的，还是可以做矫正，嗯，但他的齿槽骨非常好，非常健康，嗯，所以如果没有牙周病的话，还是可以做哈，嗯，那至于后道需不需要做？ 我们看到很轻微的小后道，啊，如果是牙齿碰到牙齿这样，那看起来是很勾锥啊，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如果整个都外翻的话，那它的上颚、上嘴唇这边会凹下去，下巴会比较大，看起来是会老十岁啊。所以，我们经常把那个后道倒咬的病人做完之后，那那个病人都说我年轻了十岁，因为它上面的牙齿夸出来，那个丰隆度就出来了。所以你。 还有希望，但是就看看你的牙周病，这个要医生来看哈。然后要 X 光。那至于你的小朋友九岁，嗯，那你说牙龈露出来很多，然后又厚到这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我不太了解。除非是他的，通常厚道的人上排牙齿露出来量很少，嗯，因为，他上面发育比较不好，嗯。那有一种病人会露出牙龈，就是他的。 人中就上嘴唇非常短，嗯，厚到即使厚到还是会露出牙龈，嗯啊，所以他有两个问题你在意的，第一个露出牙龈，如果是人中很短的露出牙龈，那可能你要学着接受它，嗯，不然的话必须要正颌手术，嗯，因为他的人中短，就是你家的窗帘很短啊，他盖到牙龈就很困难，除非要把整个骨头往上移动，嗯，或是做牙齿的往下压，这个医生来判断哦。第二个厚到的病人。 也要看他如果真正很厉害的后道，嗯，那可能会长到十八岁、二十岁，嗯，那我经常讲百分之十的病人要晚一点做，这是后道，嗯，那百分之九十都应该在九岁、十岁、十一岁进入矫正是最好，嗯，所以你的孙子是不是真性的骨头的后道，这医生可以从 X 光、从外形、从那个检查来看判断，嗯，如果是真性的后道。 那可能我们会建议你晚一点治疗，嗯，不然它继续在长，嗯。那如果是假性的厚道，那应该九岁十岁也可以开始矫正。了解，好，呃，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王小姐，你好，王小姐，好，呃，医生好，主持人好，是，请问，我女儿今年二十岁，她的四颗智齿啊都是水平齿，有照过片子，长不出来，那现在发现她的那个上。 上面门牙有稍微偏离的现象，那我要请问，他这个四颗智齿啊，是不是都要拔掉？那还有拔的时候有没有他呃拔的顺序？嗯，好，请教医生，谢谢。好，谢谢。水平齿是什么意思啊？水平齿就是长不出来，但是而且是躺着长，对，正常的话是直立，它是水平，就是跟这个一般牙齿成九十度的。那通常水平齿是很困难存在的。 但是水平子有些牙齿，我们把水平子还是可以利用，就是前面的第一大臼、第二大臼如果有坏掉的话，我们会把第一大臼、第二大臼拔掉，然后把这个地方请出来，嗯，还是可以拉出来。嗯，那如果它的前面的第六、第七颗，也就第一大臼、第二大都很健康的话，不需要用到这个，那当然这个可以拔掉。嗯，那至于需不需要现在马上拔，或是拔牙的顺序就由医生来判断。通常这种牙齿，我们不会一次。 同时拔了，因为太难拔了。嗯，大概是一边先拔一颗。嗯，那现在日本很流行，因为日本人很突破，他们都想叫病人住院拔牙。 <laughs> 住院拔牙，那很多病人也觉得，干脆一次痛就全口麻醉，全身麻醉。嗯，然后住院，那同时把所有的牙齿拔掉。那拔掉以后睡觉一醒来，就全部都好了，就不用再。 像台湾，台湾通常不太有人敢接受，这样因为那个费用蛮高的。嗯，那我那个朋友他在名古屋开业，他就一直建议我在台湾应该推动这个，因为他推动了以后，其实听起来有点恐怖哎。虽然收费高，但是很多很多人愿意。嗯，因为在拔智齿的时候，在台湾通常就是局部麻醉，嗯，病人还是知道，嗯，那听到医生在敲啦，在打啦，有些人觉得很恐怖，嗯，那如果说。 他、那我那日日本朋友，他日本矫正学会理事长，他建议我说，你就弄一个台湾唯一创意的，保证会像他一样做的很好。他请很多的护士小照顾的很好，那病人睡觉醒来，然后休息两天。 就出去了，蛮多人喜欢这样。所以，呃，他这四颗水平的智齿，还是要请医生评估，应该是要按照顺序慢慢的拔，对不对？对，一一口气拔掉，毕竟还是总觉得有 <laughs> 有一些的风险。对，所以这是大家的观念了，因为没有人主动去做很多先例。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的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叶先生，你好，叶先生。哎，请说。是说。 齿槽骨它如果厚度不够的话，是不是因为本来做植牙，但是医生评估认为齿槽骨厚度不够，他的方法是需要在那个地方用所谓的破碎的方法，让那骨头有一个裂掉之后的增生，它的骨头。那我一直担心这个部分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请问医生，这个我们就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把牙齿拔掉的话。 马上骨头很快就吸收，它的速度在拔掉之后前一年是最多的，然后慢慢大概大概十年以后就慢慢缓下来。但是如果已经到那种很薄的，那我我我我想请问你，如果真的很薄，那你那个要植下去的牙根，譬如说假设它必须要六厘米，但是你的骨头根本没有六厘米，那怎么植？所以医师的建议是对的，嗯，就要先把那个骨头劈开。 然后里面放一些人工骨，或者一些促进骨头发育的，那一定要等到骨头的宽度够了，可以包容你那个人工植植体。嗯，那植体种下去以后，这个这个牙齿还不是说光靠那个植体就好，嗯，因为它牙齿就在恢复它的功能，它一定要要在受力。嗯。 那我们每一次咬下去，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臼齿区，对，所以它骨头一定要强壮到足够来支撑这个咬合力。嗯，所以为什么说植牙的费用很高啦，或是每个 case 都不一样？因为那个骨头的质地就不一样。那有些人如果说他先天就有那种骨质疏松，那更麻烦了，嗯，也根本就不适合，嗯啊。所以假设，叶先生，假设你还能够经过人工的那种。 骨头增生或是做那些手术，应该还算幸运，至少还是可以做。我觉得这就像是在种树一样，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呃，你的那个土地的不够厚、不够深，土壤不够多的话，真的很难把那一棵树可以好好的种在那一边。所以要必必须要用一些必要的方法来刺激它，哈。 如果说呃，这个叶先生还有一些的担心跟害怕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多问几位植牙的医师的，不需要太过担心哈，可以让医师来帮助你。好，医生，我们现在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呃，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稍微的分享一下，很多人对于到底什么时候要做齿颚矫正，几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有一些的担忧跟疑虑，我们大概一分钟时间快速跟大家讲一下。OK。 呃，我我们从事齿颚矫正有三十年的时间哈。那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仁爱国中、仁爱国小那个地方有人在做矫正。嗯，那那个时候我就听说，美国百分之九十要离婚的夫妻都要先谈拢，到底小孩子的矫正费用要谁来付啊？ <laughs> 所以我觉得，哎，慢慢的台湾也走向这个地步，这是对的。 <laughs> 一个进步的国家就是不是谈离婚赡养费哈？不不只是美观， <laughs> 对对对，赡养费里面一定要一定要一付。 小孩的矫正费到底谁要付？所以大概建议几岁？大概应该是十岁左右就一定请医师评估一下。还有就成人，你要做植牙、假牙之所有的之前。 请医师帮你看一下，需不需要矫正？嗯，呃，评估并不是代表说我一定马上就要做，就是说小朋友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评估。大人的话，如果你要做任何的齿呃矫正，或者是做任何的植牙之前，最好也可以请医师再做评估，这是最好的哈。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苏明俊齿颚矫正专科诊所的院长苏明俊医师，谢谢医生，谢谢谢谢，拜拜拜拜。